当然，有打气的规矩，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。要想把这个气打好。 做任何事情都要讲一个条件，嗯，可是现在的人，你讲规矩也好，讲条件也好，讲要求也好，他做不到啊，哎，这个做不到啊。 要说开悟了，啊，甚至于说，老子是讲用功了。只要能够把这种形式能够做到，就不错了。形式的形式，就是打气的这个气氛，啊。 必须要形成一个打气的气氛，那他才能够说是与打气用功相应。如果说规矩照讲，啊，什么都照说，什么也做不到。 什么也不肯去做，这个事儿就难办了。 <clears throat> 那么，作为常住一个专门禅宗道场啊，诚心诚意的啊，决心决意的。 要想把这件事情办好，那么办这件事情不是说高门寺这个长处要办啊，应该说是大家要办。如果大家都不要办这个事情，那么大家跑来做什么呢？不都是来参加打这个产期的吗？ 啊，都是诚心诚意的，想把这个禅机打好。啊，要形成这么一个气氛， <clears throat> 就这一点，真正能够做到了，嗯，那搞门是这个禅机， 我们就不谈开悟，嗯，那就与众就不同了，啊，也就与道相应了那真正是一个打气的样子。那我说了半天，说的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什么气氛呢？啊，那就是。 从禅期一开始，啊，一直在这儿强调的，强调什么呢？不讲话，那就这一点，我们切不谈，啊，什么功夫用的什么样子，这悟开了多少，就讲这么一点。 因为这个要求并不高，也不是说是额外的要求，这是本分的要求。啊，不但是是对禅堂里面的人提出这一个要求，包括禅堂外面的人。 同样提出这一个要求。那么禅堂外跟禅堂里边毕竟有所不同。那么这禅堂外头人家做事情啊，啊，你比如课堂、迎宾待客、送来迎往，那你叫他不开口不行啊，啊！我就现在呢就怨恨的不得了，老要开口。 好像是不开口，这个方丈就做不成功。那么禅堂不就这些个事儿啦？啊，不上殿，不过堂，不出坡，什么事都不做，专门用功。 <coughs> 长住上，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么一个条件。 就给大家专门用功的这个条件，啊，希望大家呢都进入这一个打气的状态。嗯，你看看，走进禅堂，这个禅堂这一个范围呢，不是我们这一干房子这个禅堂啊。 <coughs> 进入禅堂，随便你走到什么地方去，啊，禅堂里边。 禅堂外面，那出入往返在路上，大小家访每个人的访单，啊，包括你吃茶的地方，根本你就听不到有一个人讲一句话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境界啊？这是什么气氛呢？那就与众就不同了。 偏偏这一点做不到啊！啊，言之谆谆，听之渺渺你说你的，我行我素。你看看，一件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！我们这打气啊，这用功啊，啊，了生死啊！ 哎，火烧眉毛啊！哎，如上考比呀。过去用功的人，从来不想想我们现在这个样子。你叫他讲一句话，他也不讲啊。他哪里功夫讲一句话呀？ <clears throat> 那个台湾有一位法师。 讲那个韦山景彻，这个韦山祖师，韦山灵佑禅师，韦山那个道场也是一个大道场，啊，当时住一千多人。虽然在盛唐时代，那这一一千多年以前呢，一千多年以前人多了。 人多了呢，也有良莠不齐。那么在我们这个佛法门中呢，就是龙蛇混杂了。那么既然有龙蛇混杂，有良莠不齐，有精进的，有懈怠的，也有放逸的，也有呢，不守规矩的。所以这个伪山祖师呢。 就写了一篇《警策文》，就是《维山警策》。这篇文章包括《沂山文》，都在那个《禅门日诵》里向呢都写的清清楚楚的，大家都看得到。啊，很多人都很熟悉。 那开方法师讲这个就《微山景色文》的时候呢，是从各个方面，啊，警就是景角策呢就是鞭策了，啊，这个景策景策，《微山祖》是讲景策文。你看我们这个禅堂里面，我们禅堂这个香板呐。 那个扳手师傅的“相反”两个字，警策啊，警其心，彻其身。那么，希望行道的人身心都要精进。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我们提到这个禅堂里下 进入禅堂，那个大紫金门进到禅堂，这这是这个地方都属于禅堂一个范围的。禅堂就是不能讲话的，啊，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一点呢？这个作为长处，希望把这个禅宗道场维护好。那么长处上，希望这个禅宗道场维护好，要靠大家维护啊。 但是长处上的一厢情愿是不行的，啊，全靠大家共同维护。那个讲话呢，这是我们出家人最大的、最普遍的、最难改的这么一个习性毛病，啊，好像我这个人呢，我是不大欢喜讲话的。 啊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，那个社会主义劳动改造，我们在工厂里向劳动改造啊，哎，那也有个家啊，在厂里像因为我们那还是个出家人呢，啊，穿着大领衣服在工厂里进行劳动，哎呀，好像人家看到那就古里古怪的。 要跟大家不一合相哪里有共同语言呢？没得共同语言。回到自己家里上来，那就一个人，你不动，他什么也不动。你像倒杯茶，你不去倒，他那个杯子也不动，茶壶也不动。哎，我有的时候，我经常三天五天十天八天都不讲一句话，不得话讲啊。 啊，要做工作，那工作照做嘛。啊，该烧饭烧饭，该倒茶倒茶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有什么话好讲呢？啊，人家也不跟我讲，我也不跟人家讲。但是在广门寺，如果我要不当这个方丈，啊我要进禅场我是不会跟跟人讲话的。 人家看着我古怪，也不会跟我讲话，啊，岂不是身心清净吗？哪里有什么话讲啊？到底讲些什么呢？你看我们这个明一下讲这个不讲话，散心杂话，心事难消，吃饭的时候。 每一天过斋堂吃饭，都要念的。三心杂话，心事难消啊！吃饭呢，天天吃饭呢，那还不是说是打气？我们现在进入什么时候呢？我们现在就是打气呀，办了生死的大事。 能够用散心杂话办这件事情吗？我看是不能够的，而是绝对不能够的。啊，既然绝对不能够用散心杂话来办这件大事，那就是说，你散心杂话的人是不想办这件事情的，啊。 如果你又散心杂话，又说我这一行了生死，那你就是欺骗人的常住上苦心呐，哎，一个想维护广门寺这个道场，另外呢，成就天下人都来参广门寺的这个禅，不要形成一个气氛吗？ 不要有一个规矩吗？不，这规矩不能成方圆呐。啊，吃饭的时候上前念念不忘，不要散心杂话呀。心心要在道啊。我们昨天说的道也者，不可以虚离也啊，可离非道也啊。啊，一散心杂话就离开了道。啊。 离开什么道呢？就离开了自己啦，把自己都丢掉了。那个《尾山景策文》说的呢，是有这么一个庙，这个庙的名字嘛，大要叫个光孝庵。这个庙里像的这位住持大和尚呢，就是光孝庵禅师。 那么这位禅师很有道德，啊，很有羞耻。他走了天眼通，这天眼通啊，当然这个天眼通的也有深浅，天眼通肥脉。 啊，肉眼耐非通，所谓的肉眼，隔着一张纸，他就看不到了。啊，隔着一隔着一隔着一隔着一隔着这个一段墙嘛，他更加看不到了。嗯，那个天眼呢，他就能看了。啊，天眼通肥呢他都是天眼的。 嗯，啊，有一天，他在打坐的时候，他就有天眼嘛，他看到山门口有两个和尚在那讲话，吃了饭了，饭吃过了，啊，嗯，吃了巨头轩轩。 嗯，但说人间杂话。那么这两个和尚，吃了饭嘛，山门外头晃晃，两个人嘛，一道走，一路就谈。哎，这个两个和尚谈话，谈话谈到不晓得谈的什么东西。他有天眼，他们了他心啊。 不晓得，只看见这两个和尚在那谈话，啊，一路走一路谈，一路谈一路走，他没在天心呐，没在他心中啊，不晓得这两个和尚谈的什么东西。可是这两个和尚在谈话之间呢，因为他有天眼，看到有天人下来，就围着这两个和尚那听，啊。 哎呀，听他们这个和尚，那这是讲什么东西？这两个天人呢，看到这两个和尚，听这两个人讲话呢，满生欢喜的，啊，很要听。 <coughs> 听着听着听着听着听着呢，这两个这这这这这个天人呢，不听了，跑了，啊。 天远跑了以后呢，就来了几个小鬼，啊，这个小鬼呢也围在这两个和尚听，这个两个这几个小鬼呀听着听着就望着这两个和尚，好像是你们这个讲的什么东西啊啊，这胡说八道的，啊，哎，听着听着听着嘛，这两个和尚走了，这个几个小鬼呢一边听。 这两个和尚一边走一边讲，这两个小几个小鬼呢一边听，一边听呢，这个两这个火两个和尚走过去呢，这个两个小鬼呢，这这这跟到后头啊，用笤帚扫地。我们人看不到啊，那个鬼神就看得到。你走的这个路，在路上走，它有一个脚迹，有这个痕迹。 哎，这小鬼跟着后头扫，走一步扫一步，走一步扫一步。那么他有天眼通，看是看得清清爽爽的，不他心通，不晓得他们听的什么，也不晓得这两个和尚讲的什么东西。那么事情过了以后，因为这两个和尚嘛，就是他庙里向的两个和尚，嗯。 哎，莫名其妙啊！这个广孝安禅是啊，这打坐以后，他出了境以后，他就把这两个和尚喊着来问问：哎，他们你刚才你们这两个人吃了饭呐，在山门外头晃晃啊、走走啊、散散步啊，你们谈些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么这两个和尚呢，照实说啊。 这两个和尚呢，他不晓得开始讲话的时候有天人听他的话，也不晓得后来他讲话的时候呢，这些个小鬼扫他的脚迹，就走过的这个痕迹、脚印子。那个房孝方那那个 <clears throat> 这个广孝安禅师就问了，他说：“我们两个人开始讲嘛，我们在讲用功嘛。” 讲佛法呀，哎，大家彼此呃谈谈，是的，谈谈佛法嘛。你看那个天人呐，啊，对于佛法都是愿要又闻，哪个不欢喜听佛法呀？佛法，哎，是开人家的智慧的，啊。 能够叫我们明心见性了生错死，他愿意听。后来这两个和尚讲着讲着呢，话就岔开来了，不讲了。哎呦就讲啊，这今天这个饭啊，什么菜呀，好吃的，油多油少的，不好吃。嗯，就讲这些个人间杂话。这小鬼一听到这里这这两个和尚，嗯，这两尚不是道心，嗯。 你讲这些个话，我们是看山门的，我们这是清净道场啊！哎，你讲这些个人间杂话，把我这个清净道场都讲糟蹋了。我不要扫地吗？说是鬼扫他的脚迹。那你想想看，你这个人讲话讲人间杂话，讲是非，讲贪讲嗔。 小鬼都不答应的，扫你的脚迹，难道说你不捡了福德吗？啊！要是多讲点福法，那还有情可原呐！哎，你看看人天天人都来听法，讲这个人间杂话，所以搞门寺啊，从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。 跟大家一再提醒，啊，言之谆谆，听之渺渺你说你的，我行我的，但没那么回事儿。这个是这个怎么样呢？令长路上失望啊！我们是不是来用功的？啊，真正要讲话，那好啊！ 如果哪个愿意讲，你能讲，我们长处上的，请你出来，啊，那你就开大座也好，哎，我就请你的扳手也好，你就出来讲。那长处上是，呃，一百个欢迎。这么一件一件故事，就说明了这个散心杂话呢是不相依的，这不相依啊。 嗯，而且我们在禅堂里用功的人，而且在在打七期间，嗯，是的，大家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一回事儿，但在长处上讲又是一回事儿，你做到也好，做不到也好，那不妨碍长处上要讲的，啊。 长度上要求就是这么一个要求，啊，你不叫说你用功，我现在是功夫用到好了我就开悟了，那更好了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高门寺的这个打气的气氛，高明寺这个禅堂，那就与众不同了。啊，之所以要讲话，啊，从它根本上讲呢，就是放不下了。 什么都放不下呀，哪里会放得下呢？啊，是不是啊？马上都要又又又又过春节啦，啊，又过年啦！我要看师傅啊，我要回家看妈妈呀，这个事儿都来了，那不要讲吗？嗯，你跟我讲讲，我跟你讲讲，讲不了啊，啊，啊因为这种现象呢是与道不相应。的 嗯，说好的呢，哎，是啊，那我们不讲话，我们就禅堂里不讲话呀。那我们坐下来，三百一中考下来，我们是不讲话的。那个是不讲话，固然是一件好事情，那还是美中不足的，啊，希望人人严格要求自己，就把这一件事情能够做得到。嗯 啊！人人能也能够止语，哎，实际上呢，不要那个形式，不要我这个弄个，在我的面胸呃这个胸前挂个牌子，我止语，那个没有必要啊。只要不讲话就行了。啊，究竟你们讲些什么东西呢？啊，我我也跟那个广孝安禅师啊，光听到、呃看到我也没得他心通，究竟你们讲些什么？ 还是讲佛法，还是讲功夫，还是讲见地，是吧？这个大家自己有数啊，啊，是这么个数吗？嗯，放不下，哎，这个事儿就难办了。嗯嗯，我们每一年。 是的，我们这个无论是初参也好，老参也好，啊，既然讲参讲学，都要有榜样，啊，过去的祖师，啊，现代的祖师，不讲多远了，啊，我们家的老和尚，寺院老和尚，都是当代禅宗的两位大德善知识。 那么过去他们这两个人怎么能够开悟的？啊，他们那些个当时的违法为人，就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。啊，如果我们不想开悟，那当然罢了；不想开悟，我们就罢了，那还就不谈了。哎，工业不要用，啊，就我们走走过场就罢了。如果真要想办这件事情， 那可要下点功夫，啊，可不能够等闲视之。不是我，你说我这个嗯不好，我不是十个气也打下来了吗？是啊，这个十个气打下来是不容易的，啊，就单拖拖拖死尸就还不容易，嗯，哎。 那个虚云老和尚，说起来，虚云老和尚，虚云老和尚是在广门寺参加禅机开悟的。每一年呢，嗯，都跟大家呢说说，啊，呃，这是我们的榜样，小虎小祖 就像老和尚活了一百二十岁，可能你们年纪轻的人呢没见过，我们是见过的，啊，我们这个我们高门寺家里是老佛来过老和尚，去世以后一九五三年，当时就想请徐老来主持高门寺，那个时候徐老在云居山，那个时候的云居山还不是现在的云居山呢。 一间房都没有，徐老就住的那个两三间小茅草棚呃啊，一共还有十几间房子住几个人，啊，那时候我们跟这个常会大和尚，还有密参师傅，我们三个人一道到云居山去请徐老，当然呢，徐老呢，呃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年纪大了。 所以没肯来，啊，这是在云居山徐老在世的时候，在上海，啊，也打过气，啊，反正年纪大一点，我看都见过徐老和尚，啊，这个是如果是在世的话，那就是现世的善知识；如果是已经去世了。 那也是最近代，最近代的人数，大家都见得到的吗？有的人呢还亲近过徐老的。徐老在港门寺开悟的，五十六岁。那个时候，徐老在九华山住茅棚，跟月霞法师等几个人研究华严经。听说那一年港门寺。 有斋主成就，多打四个七，啊！你看看，过去那个向道的人听到这个消息，太殊胜了，所以当时呢，大家呢就相互的结伴到高门寺来参加打七，啊！过去。 想住禅堂，想了生死，都希望这个打气的时间呢长一点。打一个气、两个气，那根本就是不行的，功夫才才才才上路。啊，打三个气、七四个气也不行。啊，就要开悟了。你看看这就解气了，不行啊！啊，都有这个迫切的要求。 啊，所以过去打四个气啊，四个气打下来，那个用功的人呐，啊，就感觉到这个时间太快了，我这个功夫刚刚用上去，啊，就要得到消息了。你看，都打这个解气了，啊，啊，那个时候谈到解气，都是痛哭流涕的，啊，现在的人要听到解气。 就像是好像是，呃，就像是那个那个，就是好像是，嗯嗯，就像解放一样，嗯，这话这这这这这这这这，啊，出笼鸟一样，欢喜啊！解气了，这个假期多难过啊！啊，闹时间，起得早，睡得晚，还要还要做还要怎么做香？过去人不是这个样子，一听到解气，痛哭流涕的。 啊，我这个气，我这几个气，我这个事情没办好啊，我没生存没有了啊，啊，除了这个打气，这个书生姻缘，我到什么就是用功去啊，啊，所以今世就不如往时，啊，嗯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是每况愈下，搞明事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啊。 勉勉强强的呢，撑这一个门庭，要靠大家来撑。 <clears throat> 徐老他们几个人接盼到广播寺来打气，那个徐老呢，吃银钱借的，身上没得钱。那么别的人就是说了，嗯，他说徐老你先走啊，你吃银钱借，啊，也不能乘车。 也不能乘船，因为乘车、乘船都要给钱的。你先走，我们不吃银钱界，我们可以乘车，可以乘船，啊，跑得快一点。那么呢，彼此呢，他们就分开了走了。九华山在江南，高门寺呢在江北，一江之隔。 那么既然是在江南，一个在江南，一个在江北，想到江北来要渡这个长江，这个徐老，啊，那那步行啊，两条腿跑啊，就沿着江走走走走，哪里去过这个江啊？这江面蛮宽的，江水也蛮深的，过不来，啊，哎，想过百度 想过百度，那个百度呢？是这样，一个出家人不得远不得钱，我不白你，没得办法。都是了，这个我也没得钱，没得钱他也不肯白我，我只好跑啊，想办法就过江嘛，走走走，一直就朝朝高木寺这边走，啊，走到什么地方呢？走到大通不晓得什么地方，嗯，他这个。 急于要到广门寺来，要参加打气啊！时间到了，不允许慢慢跑。嗯，他说：“这里有没有钱过江？不这钱，他也不白我。那我怎么办呢？”他走到那个地方，他看看这个江面也不宽，好像这个水也并不深。他说：“我是不是就那个趟水趟过去？”这徐老当时就这么想的，就这么想的呢，他就这么做了，他就下水了。 江边那个水呢是不深的，啊，哎，才下就不深的，啊，走着走着走着走着，咕噜一下子不好了，水突然深下来了，整个这个人就掉到江里上去了。打气啊啊，到了冈木寺这个打气的时间都在冬天呐，天寒冰的，水都蛮冷的，一会掉到里上去了。 啊，这个徐老当时掉在江里向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要找差不多的人掉在江里向去，那就喊救命了，手忙脚乱呐，什么主宰都没有了，啊，所以用功的人他就有这点好处，啊，既然掉在江里向去了，啊，那掉着掉下去了吧，怎么办呢？随他去啊，啊。 自己呢，把自己的正念提起来，嗯，任其生死，生也好，死也好，我就不问，就这样子一直飘飘飘，那个江水都是唱向东流的，嗯，哎，到这江里去，难北要吃水呀，啊，但是徐老呢，这一念啊，把持的牢牢的，就任其漂流。 啊，他还身上还背个蒲团，哎，啊，飘飘飘，一直飘到什么地儿呢？飘到采石矶，就是南京那个采石矶。那是夜里向，啊，还有月亮。江江边上呢，有两个人呢，是搬网打鱼的。这夜里向看看，这个江面上从上边飘了一个东西。 他们满心欢喜，哎呦，恐怕这是个大鱼吧？啊，走到面前呢，他这个这个搬网，把这个网一搬，就搬起来了。一搬起来一看，不好了，这个不是个大鱼，那是个人。再细一看，还是个和尚。嗯，哎，这两个打鱼的呢，一个就是说，哎。 这这这这不这倒霉！我看这和尚有什么用啊？先把他丢下去吧。啊，还有一个打鱼的呢，他说：“这个人这个和尚还还看看还没死呢，啊，还有点，还有还还有还有还有一口气呢。”嗯，他说：“既然这个样子，啊，呃，和尚嘛也是一条人命啊。”他说：“这个就靠在这个地方，呃，有个小庙。” 叫个宝藏庵，哎，他这个和尚。你这个通知他们这个宝藏庵，叫他们把他叫他们把他呢，把他抬抬出去，呃，把他救活了他。那个宝藏庵有一个和尚，叫做绿难的和尚，原来住高门寺的，所以高门寺请了副寺的，啊，啊 这个打鱼的既然通知嘛，他们就跑到江边上了，就把这个徐老和尚，那个徐老和尚不是叫徐老和尚啊，他叫德这个叫德清，德清法师。一看，认得啊哦，这是德清法师嘛，就把他抬回去了，想办法呢，就把这个徐老嘛，把他救活了。徐老苏醒过来以后。 啊，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说我要到广播处去打棋去，啊，不肯留在这个宝山呢。你看看在水底下泡他两天，差一点命都没有了，这个身体是非常虚弱的。但是过去的祖师啊，心心向道啊，没有说是我这个地方，那是可以好休息几天，啊，我不能休息啊，我要在你这个地方一休息，我到港务去，我就。 赶不上打旗了，啊！后来没有办法了，他这个要走嘛，没有办法，就就只好走了，那就走了。这个样子，带着病到广播寺来参加打旗，啊！本来呢，徐老就有病，有这个淋病，啊！进来打旗，打旗嘛，有打旗的规矩啊，要讨单，要送单，要进堂，啊！ 在水里像泡了两天，就差是没有死了。那个身体是非常虚弱的， <coughs> 所以进了堂以后呢，你不大能随众。还有那个淋病也有气味，哎，那个这个林丹呢都不高兴，啊，跟和尚反映吧，哎，他说有病啊，叫他在外头这有养休息。 定好了再进堂。那薛老不答应啊！他说：“我是来是了生死的，我是来打气的，我是来了生死的。”啊！我怎能不进堂就不进堂呢？可是那个时候的规矩，月老在时候呢，规矩大呀！啊，长路上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不听话还得了啊！那进堂就吹香了。 你们还不晓得经常吹香啊？什么叫吹香啊？嗯，犯了规矩了，不听话了，禅堂里就吹香了。那个扳手师傅、围罗师傅，那过去扳手师傅也多啊，啊，打你的香板，呢吹你的香啊，啊，往死里下打。那个虚老和尚呢，吹你怎把我打死，我既然进禅堂了，我就不出这个禅堂，啊，我来是打气的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绿难来了，因为他虚老和尚在这个宝藏啊落了水以后，还有换洗的衣服啦，啊，带他来，啊，这个到了课堂里一说，才晓得虚老到广门寺来中间有落水的这么一件事情。 虚老到港时候呢，他自己本身没有说，他说我我并没有说我在我这个过江啊，掉到水里上去，怎么，他没说。 <clears throat> 啊，我这是来打气的。这样一来嘛，大家这个这个对这个徐老师另眼看待啊。我这个人是个是个道行菩萨啊。所以当时呢，那个月老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这个了解徐老这个。 当时的情况以后呢，这个禅堂里向单另设一个位子，啊，给他打气。这个徐老这个时候呢，哎，呃，得到这种成就，他的功夫呢，一天一个样子，一天一个样子。啊，他能开悟啊，啊，他放得下呀，什么都能放得下，置生死于度外。 走悼念雨林中，他能够开悟啊！我们现在什么都放不下啊！叫你不讲话都不行啊！那真正要你讲话呢，你要更更加喊不行了。我不能讲，我不会讲，我讲不来呀，我惭愧呀啊！过去这老父兄老夫人啊啊，所以徐老功夫，一天一个样子，一天一个样子。 啊，说那天晚上，吃茶，倒开水，烫到手了。杯子落落地，徐老就开悟了。这是这个开悟也是因缘所生法。当时徐老开悟，说了两个句子，一个就是杯子破落地响上明利利。 虚空粉碎也，狂心当下戏啊，还有一个句子呢，就是烫着手打碎杯，家破人亡雨难开。春到花香处处啊，这个当时徐老开悟，开了悟是什么样子？别人看不到啊。 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！啊，就是说了这么几句话，说了这这几句话，你只晓得这几句话，这几句话说明了个什么道理呢？啊，虚空粉碎也，你看看这开了悟的人，他就能这么说，他就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境界。要是按照我们这个凡夫凡情。 说这个虚空粉碎，这个虚空根本就没有个东西，怎么粉碎法子？不能理解啊！开悟的人他就这么个境界，啊！港寺过去也有一副对子，啊，这个德山坝打破虚空粉碎，废为了事；林继鹤正反大地平衡 未尽全功，你看看，禅宗的道理，禅宗祖师开悟的这个见解的境界。如果说这种境界我们也能看得到，那你就开悟了嘛。正是他的境界你看不到，所以你就是凡夫啊，你还没有开悟。他不是不想给你看，也不是保守。 啊，他就说了把你听了，嗯，家破人亡啊，到了开了悟了，就家破人亡了。哎，什么叫做家破人亡啊？啊，什么家？什么人？ 家破人亡这个境界呢，到了这个地方呢，语难开，不是语言道啊，不是我们胡思乱想能够想得到的，也不是我们一天到晚想想心杂话能够说的道理。那这个不可是不可思议，非语言道，不是语言能够通达的那个地方。 打破人往语难开，嗯，开不得口啊啊！所以说，就所以这个禅宗的道理说，向上一着，舌挂壁上。禅宗是向上一着，这向上一着是什么样的呢？舌挂壁上。你说我舌头摆在嘴里上，我还能讲讲说说啊？把那个舌头给你挂在墙上，你怎么讲啊？ 啊，春到花开处处香。你看春天到了，春风聚一富，无处不花红。什么道理啊？春天到了，你看看大地的哦，可就是百花齐放。春天到了，山河大地进入了呀，塌了开了雾了。 他看到什么东西呢？都是他的悟境，就像佛一样，佛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，而我们众生呢，看到佛也就也只能作为众生的障漏老比丘像嘛。你能看到什么东西呢？前那个舍罗神你看不到，啊，微神像或者你更看不到，那这就是开悟的境界。说我们现在。 真的，真正用功的人，在用功的时候是不能够想开悟的。如果你正在用功，一边用功一边想开悟，那你永远不得开悟啊。但是当你最初发心的时候，都有这么一个所求吧？啊啊，上修佛道，那也是所求啊。 向化众生也是所求啊！难道我我们我们禅禅用功的人不得所求吗？也有有所求啊，求开悟嘛，明心见性，参禅就是求开悟的。参禅是因，开悟是果。开悟是什么样的徐老和尚告诉我们，这清净方丈告诉我们，就这个样子。嗯，我们老和尚一次一次开悟，开悟了，如卸下千斤担子。 真见本来一面，开了悟就这个境界啊！你再说再说就不对了啊！这已经说多了，有向上之心啊，有向上之志啊！男儿自有冲霄志，做任何事情做事讲法要有志气。 难道说我们做修出世见法小佛小组，不要有冲销的志气吗？嗯，不能够自暴自弃啊哎呀，我业障重啊！嗯，我这个业障重啊！那这个这句话呢，不要教，呃，谁都会讲，呃遇到这人讲我业障重啊。 意思上呢，就是请人家原谅啊，我业障重啊，请你原谅啊，你那个你那个要求我做不到啊，也不过如此而已吧，啊，啊，就这些个平常事，也可以说，在我们这个宗本下，在禅堂里向呢，常说说啊，一番提起一番心呐，啊。 不要说是跟这个过，这都是祖师的名言，啊，过来人的语言，啊，我们现在在常常的讲话，这个话从哪儿来呢？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，我自己明心见性啊，不是的，要不是听得来的，要不是书本上看得来的，也不过如此啊，没有哪个说我是过来人。 啊！我是用功过来的，把自己的功夫跟大家一一步一步的讲，还做不到啊？嗯，都是听得来的嘛，学法师都是学得来的，是从本本上学得来的，啊，学的正确，同样能够派用场啊。禅宗这一法，要想立于不败之地。 关键，人的因素第一，必须要有人。整个佛法需要人，禅宗更需要人，而且禅宗的人才呢是更难培养的。啊，要想撑这个门庭，还必须培植禅宗的人才，啊。 是的，长处上寄希望于天下人，对禅宗感兴趣的，啊，肯于贺担如来家业，需要这种人，啊，这可以说今年这个打期时间就不多了，啊，来日方长，啊，今年如今年这个期啊，无论怎么说。 宝木寺可以说是每年打击，一年胜似一年，啊，这是全靠大家的共同努力，啊，是的，今天不多说了，再多说了人家就讨，就就讨嫌了，打电话就行了啊。